锵锵三人行，咱们的台湾美女啊，春节期间都诱惑我要移民台台湾呢，哎，又停。 打听到了最近台湾方面的消息，他不是很爱台湾吗？然后那个台湾政府就说，现在就是流行说什么香港人都喜欢，尤其退休教授啊这种，呃拿了很好的退休金，然后就呃找五百万台币吧，你就去买个房子，你就可以留有那个长期居留权。所以打算提高那个门槛，我就跟文涛说，赶紧赶紧，趁他提高门槛前去。就他给我一个很意外的答案。 他跟我讲说，我不要去。他说什么留，反正意思是说去了反而就是破坏台湾了，是吧？就类似这个这个回答。真有觉悟，这蝗虫。哈哈哈你瞧，哎，这才是，这才是真正的爱台湾。对， <laughs> 因为爱身为蝗虫，身为强国人，对对？还是别去搞砸台湾，不要去污染，我不要去污染台湾，对吧？太有觉悟 <laughs> 他竟然跟我讲说不要去，为什么你不去哦？哎。 这就像一个美女，你偶尔见她比较好，你真跟她结。你会想要占有吗？啊！你你少来。你占有太多了，这战友。你少来， <laughs> 就变成黄脸婆了，你知道吧？哎，也不是说，我后来问了，再升高一倍，一千万新台币，一千万新台币啊，要讲移民的话，都算是便宜，便宜的。便宜了。而且我因为他这个事儿，我才知道原来他是不是。 他好像还不是针对我们大陆人的，他不是，他是对香港人的，对香港人，港澳居民，我才知道有些香港人，你说有意思，香港人移民台湾，嗯，这什么心理呢？这是前阵子吹起的一个风啊，就是去年很流行，是因为越来越多香港人，他我常讲，过去香港有一个价值观的变化，他开始觉得香港过去追求那种单向的经济发展带来的这个城市是一个他们不喜欢的现实，相比之下。 台湾可能经济上不如香港发达，但是台湾的整个社会，比如说它的民主的气氛，它的更注重环境的保养，然后生活空间更优裕，然后节奏更慢，生活各方面更平衡，那才是好生活。而且同样的，你比如说当然加拿大也很好，对不对？欧美很多地方都很好，但那都是香港早一代移民去。但现在你看这么算起来，台湾又是华人社会，各方面你比较容易适应。 而且它比起价钱各方面，比刚刚我说的澳洲、加拿大便宜太多了，对不对？所以开始很流行讲移民台湾，是，其实不止移民台湾，香港这几年根本有台湾热。 嗯，很多台香港年轻人动不动就说要去台湾环岛旅行。我台湾很多朋友都说，莫名其妙在一些中南部一些自己人都不太去的一些小镇上，都会看到香港人骑一个脚踏车路过，对吧？对，然后对，现在香港朋友比我熟台湾了。对，现在越来越多这样。 <laughs> 可是呢，我我我常常反过来讲啊，就是香港人那么爱台湾，觉得去了台湾，台湾人对香港人也很好，台湾本来就很友善。但是反过来，台湾人来了香港。 他会觉得香港很友善吗？对，你问他，当然不友善。我问他，你怎么会觉得不友善？香港总会是个友善的地方呢？我刚开始觉得很不能理解，我就说为什么我在我同一个人，我都是朱幼婷，但我在台湾坐计程车的时候，我可以跟健身 C 交朋友，什么都聊啊，聊到不想下车都有可能。 我到香港，我就一定跟健身司机吵架。然后我的朋友就会说：“朱婷怎么两个人啊？你就不能在香港和颜悦色？”我说：“重点是香港健身司机怎么都每天都在生气啊，就都没一个好脸。你不要说你在台湾，你也做过健身，你坐上去你好，你要去哪里？你不要叫他问你，但不要不开心嘛。我连那个有时候表啊，三十二点一块，那不就是有些人会给三十三？我那天就真的给他三十二点一块，因为我正好有一毫子。” 你知道他回头说我 cheap，他就说你这小气鬼，我照表给你。就是我意思是说，这个地方呢 <laughs> 充满，因为为什么？因为他要竞争，他充满我我我多一分钟我都多赚一个钱的机会，所以我没有时间跟你客气。是是，对，所以我可以理解。但所以我来这边是不开心。但是我说，香港人就算呃有移民台湾热，但是他们移民台湾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它离香港很近。 不是，除了台湾的环境，是因为我随时还可以再回来。一回来。我一两个礼拜，你知道他们真的断绝香港，说我就回到在台湾大，就就像去温哥华一样，就住个长住个两三年，可不可以？通常的台香港人也是不行，因为太慢了，因为他赚不到钱，所以他得回香港一趟。所以一般是退了休去台湾养老最好，他医疗也好，你知道吗？而且，你我在香港啊，我跟你印象也有差距，就是说。 呃，怎么说呢？我当然喜欢台湾的这种人情温暖，对吧？但是呢，你知道，我平常很多时候我也是个不开心的人。嗯。我发现一个不开心的人就会喜欢香港。哈哈哈真的，因为呢，对，他呀， <laughs> 不是，他，是我不喜欢跟他多说。对。台湾人情太温暖了。香港人是什么呢？但香港人很专业。对。人家我倒喜欢这样的服务员，不跟你多聊，但是他提供我这个专业敬业的服务，但是没有更多的人情。其实。 对，我挺喜欢瘦落这样的，很简单嘛。人与人之间关系很简单，他做到他该做到的，剩下的没什么好脸给你。 <laughs> 但是，对，我也觉得是。像我这种连微博也没有、Facebook 也没有、手机也不开的人，我那么冷漠的人，我活在香港很快乐。你知道，所以我我就不想跟人那么近。对。但在台湾，比如说我们写东西、做文化，你一定要进某个圈子，很多的关系。你知道，我们北京朋友、台北朋友都有。我跟你说这种悠闲的地方、闲人多的地方，是非多。 嗯，他们在北京啊，就是非多人人背后都说人。后来到了台北，发现呢，住久了呀，一样，他这个圈子啊，说说说说人际是非多。但是最后他们反倒发现啊，如果你能耐得住孤独寂寞，香港最简单，没事，香港不关心你。 没没有人关心你的隐私，没有人打探你什么。而且呢，也不会说邀朋友来家里面，你你跟认识一个人三十年，你没去过他家很正常。我们家里面小嘛。然后在路上遇见，说不在家里，吃饭，路上行吗？在路上碰到，哎，大海洋场，大海洋场。对对对，大海洋仔，走吧，快滚吧。 <laughs> 对对对对， <laughs> 所以香港人他有某种人生的真相，就是说，你以为谁善良吗？就这样。 <laughs> 难怪我这么受挫。但是要专业，这是，这是，我我佩服香港的，人家打工仔要求要做到你。 你该做的事，而且你看有一有一件事儿，香港人容易给人印象不好，就连带的广东人，因为这是一个不太爱表达的、不太爱感情外露的这么一个种族。是你要笑啊！我妈从小就说：“只有你你对人要笑，你不要打，你不就不打招呼，你不讲话也可以，但笑。”对，smile，你在。 你在茶餐厅看到一个人笑吗？我常说他们怎么那么不开心？这个国，这个社会好不一个人老笑，我们说行不行？行没对啊，我就这样。 <laughs> 我做做笑，做节目笑，没不做节目一个人凭什么跟你笑？在笑什么？当然遇到人的时候嘛。是你们的教养好。不是，我不是这样说，我只是说大家不要那么不开心。是，是我的意思是说，香港人你看容易让别人误会他不友善，很而尤其是最近，你知道吧？ 你你知道我最近有个观点有修正啊？那天就是他们在现在大陆游客到香港小心点都是骂你蝗虫蝗虫， <laughs> 跑我们这儿来来干什么？就香港人好像在赶他。这一个说是说少数极端分子啊，再一个你知道吗？这个那天我听香港一个呃一个立法会的，呃这他是叫立法会吧？这这这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人说的也挺有道理，就说啊，那么我们香港人这样对待大陆人，那么你希望你到北京？ 那人家北京人也这样指着你，你高兴吗？非常有道理啊。可是现在骂人的那批人说，我根本就不会去北京。你们要去北京的都是投共的嘛？对我们 <laughs> 是 <laughs> 是。可是我现在啊，从这个表面的极端行为里啊，我想到了另一件事儿。什么呢？就是我有一次跟我一个台北朋友聊的事情。嗯。你看为什么他们去台北？台北好在哪里啊？悠闲，这个慢。 这个少人是吧？甚至有点懒懒散散啊！你看啊，当时我跟我这个好朋友就在讲，真的就像你一开始说，我这个蝗蝗虫啊，我爱台湾的方式是我不去。为什么呢？就是说，台湾这个就是每天限额嘛，放多少游客进来？对，有限额的嘛。很多人也是说，我们要增加。其实我跟我的我的那个台北朋友就讲啊，他说其实不要增加，因为你一增加呀。 你台北就不是这个样子了，这正是我们今天在香港看到的样子。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大陆人呐，有的时候也得从另一个角度。可是我觉得香港，对不起，香港跟台湾不太一样的地方在哪？就台湾再怎么增加限额，来的是游客。 香港现在来的其实不是游客，你知道吧？哦，它可以竞争生活资源。不，对对，怎么讲？因为香港现在我们这个边境啊，比如说对广东的自由行是开放的，嗯，然后可以签一次就可以每天来好几回都行嘛。也就是说，香港在某个意义上已经被纳进了整个华南的生活圈的半径。对，嗯，在这个半径底之内呢，香港人现在面对的问题是什么？说买奶粉买不到，很多东西没有。 其实很多广东地区的人来香港，他不是来当游客，他是来采购生活必需物资。那么过去的传统的想法就是说，慢慢的中港将来有一天融合了，没大问题嘛。现在就看到问题，问题在哪？就在于这个融合不是坏事。比如说，你大陆人都能自由出入香港，本来就一国之内，没什么没什么了不起。可是问题是，到底有很多的差异。今天为什么那么多人跑到香港买奶粉？ 恰恰就是体现了这个体制的差异。嗯，他信得过香港一些东西，所以他来香港。但是这么一大批人，他来香港不是来旅游，他是来做日常生活该干的事儿。对对对，这就超出了你这个城市原来设计的容量了。你比如说地铁啊，我们原来这个城市规划多少？ 是怎么样？比如说纽约，很多人也就说，哎，那纽约怎么也吞得下纽泽西那么多人去？那就是纽泽西跟纽约没有这么大的分别啊。对，你在纽泽西买的奶粉跟纽约买奶粉是一样的奶粉。你看世界上信得过的地方就几个孤岛了， <laughs> 都沦陷了，是吧？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哎，你说说呀， <laughs> 你刚才想说吗？不是，我刚要，我我其实还想问，就是，呃，因为最近香港人那么歧，有一批香港人歧视大陆人。对。 但是呢，从上次他们在广东到那个游戏，你看到很可笑的东西，什么骂错人嘛，骂错南韩人，因为很多香港人分不出来谁跟谁。像你们台湾人，香港人一般都说他们喜欢台湾人，讨厌大陆人。但是像你台湾人，你也是说普通话说国语啊，在街上。 你觉得香港人认得出你是台湾人吗？有时候是认得出了，而且我觉得他们辨识度越来越高。刚开始的时候， <laughs> 而且我来香港六年嘛，我刚开始一定要学广东话，因为你不讲广东话，你很多地方是没有办法买东西的嘛，而且他可能不理你。然后后来发觉呢，你慢慢发觉说，你讲广东话没有人理你，现在要讲普通话，他才会拿这个包包给你看，才会问你说你要什么这样子。然后再慢慢的发觉说，你讲普通话如果呢是比较偏向。 大陆口音的话，那那个态度就像你说，他有，但是那个态度一定就是就是随便你啊，就是你知道 <laughs> 这个没有好脸色。但是如果你讲呃，就是台湾口音，有时候你会觉得对再嗲一点的话，他会说啊，你是不是台湾的？我认得出来这是台湾口音， <laughs> 你就发现他跟你多聊两句这样子。我作为一个大陆人，我感到很失败。 <laughs> 不会不会，他们看到你有看到那个钱的感觉。对，那以后你也来学他们吧，比如说你茶餐厅坐下来。 哎，老板，给我们来杯奶茶嘛！ <laughs> 你这就只有冻奶茶吗？没有。对呀。 <laughs> 哎呦，还得这样！ <laughs> 我天哪！哎，可是。对。但是而且还有，另外刚刚说的。可是花钱的是我们。所以他们还是服务你。花大钱的是我们。所以他一定会服务你，但不会没有服务。就香港民众可能连服务都，知道，先看两圈你再说。但他一定会服务你，但脸色上可能没有，就是特别的。 所以你知道，我我现在觉得啊，就是说我有时候觉得他们是指着大陆游客骂，当然有时候指了南韩的人哈， <laughs> 但是但是呢，他们可能骂错了人，大概啊，这是内政问题，就是说他可能本来要指向的是香港的呃管制者的问题。是你说？其实我现在慢慢作为我们大陆人呢，我觉得也不要轻易对香港人有这个敌意，因为啊，其实是是换个地方来来想啊，我认为能够明白。 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啊，这个黄金周，我们每说五一黄金周、十一黄金周，你知道中国的旅游点的问题是什么？黄山呐，或者什么张家界，或者哪华山，那挤的人都掉下来了都。那那那那是什么呢？就是说你要科学发展观嘛，你要科学管理嘛。你看你到外国的任何马达拉什博物馆，任何一个旅游景点，我能给你这个游客提供好的服务。 保证你观赏、欣赏到我这里的一切，我只能容纳五百人，所以五百人我就不放人进来了。因为这也是为了保障你们进来的人他的这个利益啊。像中国的这个西湖啊，我说就是游客成了西湖了。 全都是看最后没有西湖了，对吧？你你这样说的话，那到最后就是排队啊，那不就跟香奈儿帮你服务一样，因为我只能容纳二十个人，所以所有人都在外面排队，所以你发觉你只在外面排队买香奈儿，那不就变成这样的情况？你也不会觉得太。我认为，所以，我有时候从一些极端的行为，当然他们这个不友善哈，但是他这个不友善的行为背后啊，好像我感觉到他们有一个诉求，就是说港府啊，应该研究一下你的酒店房间。 或者你能接待多少人？你知道吗？香港人有的时候这个旅游业你也有一个贪，有时候这个贪呢会导致你啊不管不顾，没错，就是说，哎，来来来，都是来花钱的。可是呢，你把这个咱你看为什么香港人我都知道，我逛街都不会在尖沙咀了，这尖尖沙咀已经沦陷了，他们都叫，因为你这个地方的文物特色失去了。 而且呢，这个生活质量啊，一切都不能保证。而且就是文道说这个问题，不，你看香港现在旅游业协会一说，我们要增加多少个酒店房间？对不起，你要增加了这么多酒店房间，香港人本来用来做住宅的用地啊就不够了。本来香港这个房子就这么贵，没错，对吧？所以你看。 实际上，你因为一个贪要赚外来人的钱呐，有的时候确实会引起这个问题。那另外就是说，钱也不是赚到一般百姓的口袋里啊。他们说，有时候内地人说哦，不就让你们香港赚了钱，你们经济 GDP 变好了。重点是香港是明显被财团垄断的一个地方，赚了谁？李嘉诚赚了，他他赚了。可是香港说。 他商家赚，而且就这么几个财团赚，所以一般民众没有赚，我反而要关店哎！我一个馄饨面卖不下去，因为店租啪啪啪的涨。过去几年这种事情越来越多嘛，就比如说我们街头一些卖面的面店，开了二三十年，但因为租金上涨，租金上涨干嘛？那个那个铺可能要拿来做表店或者什么。没错。我们不会没事下街买个劳力士的，我们是下街吃面的。这个面摊就经营不下去了。然后我们要吃东西，现在花更高的成本。 因为所有的租金都上升了，所以我想说，这个城市真的有它的一个容量。那现在这个容量里面出了几个问题：一来就游客吸不吸纳得了；第二就刚才我说那种其实不是游客，是来香港过他的生活半径圈的。对对对。还有第三种，就是所谓的新移民。新移民呢，我我从来的在过去很多年，我就在帮上一些组织在争取新移民的权利。我们不会歧视新移民，但是问题在哪？ 就是说，这个新移民的把关到底谁该把？因为香港现在呢是被动的，就每天比如说单程证批下来，是不是香港人决定？你知道谁来谁不来是上面决定。你你要申请个北京户口、上海户口，你得北京、上海同意吧？只有香港是香港不能同意不同意，是你给他要收，然后最后呢就是。 呃，你要移民香港，比如说现在，比如说投资移民，或者说就拿拿香港户口，你从这个角度来讲，你投够钱来，你买房子，我们楼价不也贵了？你买了房子，你就能当香港人了。从这个角度上讲，拿香港户口比拿北京户口还容易。你这么想，你就懂了吧？所以这时候呢，我们所谓的大陆人，其实很多种不同种类的人。对，有些是花大钱来啊买房子的，也有些是因为家里面的亲戚过来团聚的。 那么，但是问题是一般香港人他的歧视就在于他生活上受到压力不高兴了，他魂不隆隆全部打成一切说都是你们，对对对，是，看来我们大陆人只能去台湾了， <laughs> 多少年前就想着占领你们呢， <laughs>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所以我觉得就是朋友交往什么叫与人为善呢？就是首先我绝对认同对于你的事儿啊，你的个人利益当然是第一位的，嗯，我是第二位的。 这是全世界都一样，你像加拿大也是这样，对我有利，我修改政策，投资移民，你们都来一看，对我没什么好处，我马上就关门。嗯，其实这是可以理解的。当然，人家的人家人家本乡本土，人家自己的利益是第一位的，对吧？金融风暴之后，就说中国拯救全世界，哎，经济学点讲，那不叫拯救全世界，我们要是要救自己， <laughs> 意外的或者负效应救了全世界，稳定全世界。对对。同样的，东江水卖给香港，广东在赚钱的。 你不是送的，你物资过去说几十年来保证香港食物供应，几十年前呢是中国几少有的外汇来源之一啊。香港不买你吃的东西，中国外汇少多少啊？那当年在我们改革开放之前，所以呢，从来就是一个互惠的一个平等的交易，但是我们把它理解为这叫做我们对香港很好。 然后很多来消费的人也是这个态度，其实这就是个市场行动嘛。而且这么幼稚的一个行为，你想看这么大人还用到用那么幼稚的情况，表示说在香港你无路可走，就是你没有任何一个管道可以去表达你的情况。这些人背后都有一些政治的背景啊。如果这样说，那你这通过政治你也太认识太多的议员、认立法会的人，你可以上达天听到梁振英，你总有办法表示说你认为这些方法全都没有用，你只能用这种博版面的方式去让。 政府去注意你，所以这是表示说，在香港，你你换句话说，你也没有什么网上反反应的可能。哎，有的时候。接下来为您播出《文明启示录》。